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请把姓名、年龄。 性别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填在这张表上。好的，是在一楼打针吗？对，一楼第二个房间就是打针室，到时候表交给护士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男的最可能在哪儿？ 十四。您好，我要两张电影票，八点二十那场。好的，您选一下座位吧。电脑上这些蓝色的都可以选。我要中间的第十排九号和十号。好的，先生，一共一百二十元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 十五，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？最好是离公司近一点儿，周围要安静，当然也不能太贵了。咱公司附近是购物中心，估计没有太便宜的房子。如果交通方便，稍微远一点儿，我也可以考虑。女的想找什么样的房子？ 十六，请问附近哪儿可以复印？图书馆一楼东边有几台自助复印机。图书馆那儿人太多，总是排队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那你要去学校外面了。南门对面有个小商店，那儿也可以复印。根据对话，男的最可能去哪儿？ 十七，小心，您慢点儿，我跟您一起搬吧。没关系，这个小沙发我自己搬得动。您这是要把它搬出来放哪儿啊？就这儿，再往左边一点就好了。女的在搬什么？ 十八，你学的可真快。我小时候学过两年的舞蹈，有点基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帮我看看我的动作对不对？总的来说，你跳的也不错，不过胳膊再抬高点儿就更标准了。女的为什么学得快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邓亚萍是中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，也是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第一次数最多的女运动员。她身高只有一米五五，看上去好像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，但她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十三岁就获得全国第一，十五岁获得亚洲第一，第二年又成为世界第一。 改变了人们认为高个子才适合打乒乓球的看法。十九，关于邓亚萍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。 邓亚萍什么时候获得亚洲第一？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今天早上在上班路上。 我看见同事小月走在前面不远处，就想跟她打个招呼，于是我一边快走一边叫她的名字，可她一直没回头，我只好加快速度向她跑了过去。等到了她身边，才发现原来我认错人了。二十一，说话人一开始想和谁打招呼？ 二十二，说话人怎么了？